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独家出品、晋江文学城授权、尹轩剧社制作播出的多人有声剧《拯救美强惨男二》，作者九月流火，第十四集。第二天，洛涵站在飞剑上赶路时，已经完全失去了神采。他们今日要去极北之地。 和他们现在的地方隔了大半个秘境，他们花了一整天，也才刚刚进入极北之地，取到第一株鹤铃兰，剩下的一株只能等明天。极北的风又干又冷，目之所及，到处都覆盖着皑皑白雪。幸好修仙界的衣服都有保温法阵，洛寒穿着薄薄的单裙，也不觉得冷。冰天雪地中有许多未知的危险。 他们三人早早就找地方休整，此刻林青霄不在，叶子楠挪到洛寒身边问：“哎，昨天我走后，你又练了多少次？”洛寒木着脸说道：“八次。”叶子楠一听就露出不忍直视的表情，他同情地看着洛寒：“太惨了。”洛寒不想继续这个话题，他心里痛。现在林青霄还忙着，没腾出手来。 等一会儿，这个魔鬼还要提着他出去训练。叶子楠感叹了一会儿，好奇的问：“你和他到底是什么关系？他那么冷淡，对你却十分尽心尽力。”先族性情都疏离，除非关系亲近，否则并不会打探对方私事。叶子楠虽然听说了凌家嫡庶两个孩子被替换的消息，并且在秘境门口看了好一出兄弟相争的戏码。 但是进来后，叶子楠并没有追问过内幕。可是洛寒和林清霄的事情实在让叶子楠好奇的不行啊！这两个人姓氏不同，并非亲眷，看洛寒对云梦涵的称呼也不太像师兄妹，那这就有意思了。洛寒和林清霄到底是什么关系？洛寒看向外面白茫茫的雪地，轻声说。 每个人性情都不同，有些人先说后做，有些人只做不说，有些人稍有付出就嚷嚷给别人听，还有些人从来不说，但是会默默记得所有。男主林重玉是前者，林清霄是后者。可惜会哭的孩子有奶吃，会说话的人在群体中人缘好，沉默的人最终功劳也不会被人记得。 叶子楠听到这些话，若有所思。他总觉得洛寒意有所指，洛寒却没有继续说下去，而是说：“他看起来又远又冷，其实耐心负责。有时候只是随口一提，他就记住了。他并不是传言中那样高不可攀、冰冷绝情的性子。”叶子楠听到啧声：“哟，你这么替他说好话。”洛寒没有理会叶子楠的调侃。 刚才洛涵说了那么多，其实并没有回答叶子楠的问题。叶子楠不知道没发现还是忘了，没有再追问洛涵和林清霄是什么关系。经过这一番交谈后，叶子楠和洛涵的距离拉近许多，洛涵也终于想起来了解一下自己的队友。你今年多大了？仙界年龄是一种资历，问年龄就和问姓名一样普遍。 叶子楠没放在心上，随口说：“十万吧。”洛寒听到微微一怔。年龄，叶子楠也觉得莫名其妙。对啊，你呢？洛寒停顿片刻后说：“十八。”叶子楠等了一会儿，惊讶的瞪大眼：“就十八？”对，他们两个人都惊恐了。洛寒匪夷所思问。 你都十万岁了，林清霄才一千，你为什么还打不过他？怎么说话呢？老长辈叶子南听着不舒服了。我们鸟族本来就不擅长战斗，再说我怎么就老了？我这个年纪在朱雀族里还是一枝花呢。两人互相攻击完，都觉得有一丝丝受伤。叶子南不服，他还要再说。忽然听到外面传来一个冷冷清清的声音：“洛寒。” 这个熟悉的声音，这个熟悉的语气，洛寒立即露出生无可恋的表情。叶子楠现在听到林青霄喊洛寒，都头皮发麻。他默默挪远了，对洛寒比了个鼓励的手势：“你努力，我先睡觉去了。”洛寒眼看避无可避，只能悲痛的往外走。其实他的梦想只是当个平平无奇的普通人，躺在地产本上收收租子。 为什么他都穿越了，还要被逼学习呀？第二天一早，洛寒又一次无精打采的起床，去寻找极北之地最后一株鹤铃兰。满眼都是白茫茫的雪，天是白的，地也是白的。在这样的环境中待久了，很容易产生错乱感。林清霄对洛寒说：“不要一直盯着雪地。” 时间长了，眼睛会受伤。洛寒应声，他移开视线，果然眼前出现大片大片的空白。洛寒这几日时刻带着木离，木离虽然能隔绝别人的窥探，可是却没法过滤雪地上的光。他正在揉眼睛，眼前伸来一只手，手掌中覆着一片轻纱。林清霄说：“我在上面施了法。” 你敷到眼睛上，就不会被雪灼伤了。洛寒惊讶地看了他一眼，左手将木梨撩开一条缝，另一只手从林清霄手中接过白纱。他蒙到眼睛上后，双眼传来一股沁沁凉凉的感觉，莫名的晕眩感果然消失了。他再去看雪地，也不会感到刺眼。林清霄修炼冰系法术。 这样冰天雪地的环境对他毫无影响，可是另一只属火的鸟就完全相反了。叶子楠自从进入极北之地，就变得蔫蔫的，连贺铃兰都没有心情找了。他们到了大致地点，从天空降下来寻找贺铃兰的具体位置。叶子楠跟在队伍最后面，不住地打喷嚏。哎，我讨厌这个地方。 洛寒听着无语，只能回头对他说：“你忍忍吧，贺林楠就在附近，我们找到了就可以出去了。”叶子楠蔫巴巴的点点头。这里常年罕无人迹，雪足已没过膝盖。洛寒和叶子楠艰难的在雪里跋涉，可是林清霄仿佛不受影响般，踏雪无痕，遥遥领先。 他忽然拔剑横扫，随成波浪的雪粒如雾般被扬起来，浩浩汤汤，飘飘洒洒。洛寒和叶子南两个弱者下意识地捂眼睛，等他们放下手后，就发现雪地里绽放着一株灵花，晶莹剔透，灵光闪闪。叶子南半死不活地应了一声：“啊，这就找到了。”按照往常的经验。 鹤铃兰旁边必有守护妖兽。叶子楠熟练的给自己和洛寒身边结了个法阵，然后招呼洛寒坐。好了，没我们的事了，坐下来歇歇吧。所有的战斗场合都用不着洛寒和叶子楠一丁点事情。之前叶子楠还试图去帮忙，后来他发现他不上去帮忙，战斗反而结束的快一点。叶子楠被打击的习惯了。 现在已经可以坦然的接受自己是个弱者这样的事实了。雪地风大，洛寒的木梨被风吹得轻轻飘动，和白色群居连成一片，仿佛仙子临风，即将乘风而去。他一身都是雪白，站在苍茫晶莹的雪中，越发飘忽如梦。洛寒眼前隔着一层白纱，外面还带着木梨。 视线十分受限，他只能看到平静的雪地中忽然飞出来一只巨大的雪妖。雪妖没有实形，可以随时融入冰雪中，被打散了也能重新凝聚，可以无限重生。这种妖物最难缠了。洛寒不无担忧。他一低头，见叶子楠已经抱着胳膊蹲下，一副废物弱鸡的模样，简直气不打一处来。你起来！ 前面还有雪妖呢，你这样埋着头，雪妖来了，你跑都跑不及。叶子楠哆哆嗦嗦的摇头：“没事，有林清霄在，他不会冲过来的。反正我不用跑，那我还看什么？”洛寒仪竟然觉得无法反驳。没错，雪妖占据天时地利，行踪莫测，而且还能无限回血。如果碰上别人，大概对方会很苦恼。 然而不巧的是，林青霄也是冰属性，他也输出高、移动快、血条厚。雪妖难缠，也只是难缠而已。林青霄一剑削下去，雪妖至少得缓一会儿才能慢慢凝聚，而且随着林青霄攻击加快，雪妖恢复已经越来越慢了。可见这只妖也要凉了。 但是队长的强大并不是队友可以偷懒的理由。洛寒恨铁不成钢地瞪叶子楠：“他是他，你是你，贡献可以没有，但态度一定要端正，给我起来！”叶子楠蹲在地上不动，嘴上回道：“说的好像你有贡献一样。”我和林青霄是捆绑的。洛寒虽然有点不好意思，但还是说出了实话：“你别和我比，我有后台。” 叶子楠一时竟无言以对。洛寒的话落在叶子楠耳朵里，让他对自己的猜测更加确定了。洛寒其实是某位大能的女儿吧？只不过因为一些特殊原因，大能不方便公开洛寒，只好将她隐姓埋名藏在仙界。洛寒年纪小的出奇，却身家不菲，行踪成谜。 林清霄的能力，便是放在以战斗力而闻名的龙族中，也算是天才。可是却寸步不离的跟着洛寒，还耐心教他法术。这不是什么大能的私生女，还能是什么呀？他们刚进碧云秘境的时候，洛寒站在入口处，只是点了点手镯，就能准确的说出十株鹤铃兰在什么地方。仙界每个人都有秘密，打探别人法器是极大的冒犯。 叶子楠没有问洛涵是怎么知道的，可是他心里猜测，恐怕那个镯子是什么传讯秘宝。洛涵那时候是问了自己的大能爹吧？各位小耳朵，本集已播讲完毕，动动手指，点点订阅和分享，下期更精彩。